锵腔三人行，哎，嗯，这个作为媒体人哈，其实呢，想的最多的反倒是这个媒体。我觉得媒体啊，真的是能看出很多种东西。你比方说这个，哎，你见过火化吗？ <laughs> 一说这徐老师害怕什么火化，就是火化尸体、骨头啊。我跟你说，我见过。 它火化之后啊，会会就就偏那么一点点骨灰就剩下这么少，跟这个形体不成比例。嗯，所以我这是给你看什么呢？看《新快报》，你看啊，你先看一张这个呃照片，这就是很著名的他的这个记者呀，不是被抓走吗？陈五洲，臂抱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你看他这么大的一个分量哈。嗯。然后呢，最近你再看他第二张，哎，你看左下角这个道歉。 他这个骨头变成骨灰了， <laughs> 一小团儿啊！这个听说都派工作小组啊，整顿这个《新快报》。说羊城晚报集团的嘛，所以羊城晚报今天还昨天还在开会。你知道这个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内地媒体啊，各种情况都有，你知道吗？ 有一种情况是，他们讲了很多的财经记者实际上收钱，这都是不成文的这个规矩，对吧？你但是你看，你站在香港人的立场，这他不可想象。我但是我跟你说，还有一种想象，我甚至就觉得这太傻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他内地他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分辨不清。你比如说香港关于广告、关于什么分规定是很严格的，对吧？好，你知道内地他甚至有的这个版面、有的栏目。 他比如说，他就叫财经栏目，你知道吗？这个财经栏目啊，他就是要做财经的，所以有些时候按咱们香港这儿的媒体绝对不准报的，比如说一个企业的成长之路，他也有不收钱的，因为他每天要播呀，你知道吗？要播他也可以发这种稿子，可是实际上也有没收钱的。这照我这个从香港来的看，我说你这不是广告吗？他说我这就是财经栏目，我每天就得写这个，可是呢？ 因为呢，你又报喜不报忧，一般的报道方向，你又不能说这个企业的坏，所以你看，在大陆很多个这个所谓打着财经旗号的节目、杂志和什么呀，他讲的都是企业家的成功故事。嗯，对。可是你也不要以为他真的是都收钱的，那不收钱的，在我看来，简直就有犯傻的嫌疑。嗯，就你不是免费给他宣传吗？嗯。但是你看，他这整个各种情况都有。嗯，其实不只是财经，我我是十来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大陆。 这行就十年前还有收钱这件事儿，我当时很震惊。 <laughs> 现在也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尤其商业活动或者旅游啊、生活这些，不全世界，比如说呃，副刊的记者收钱，或者是报纸受赞助、杂志受赞助是理所当然的，全世界都一样。呃，什么大媒体，比如说一个旅行社开了一个什么新的旅行团，开发个新景点，呃，一个国家旅游局赞助，请大家来玩儿、吃喝的，这很常见。 但是问题是，合规则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写完一个报道，比如说你刚刚讲《金融时报》也有，就《Financial Times》也很多这种报道，比如说去了什么游轮座，他一定写完文章之后，那个记者写完这个东西，或者受约的作者写完之后，他背后一定要写，这一次整个开销是由什么什么的旅行社负责，什么机构负责，因为他这个一点就是让人了解到，你写这个东西背后是有人出钱的。 嗯，要让读者意识到你这篇东西是不是有一个既定的立场的，嗯，或者会不会受影响的。那假如你没有写，你受到赞助或者被人请请客的话，那我们就会假设，那这个钱大概就是你自个儿或者是报馆花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相对可能会客观点，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伦理。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我们都是媒体圈的人。 比如说，我涉及那么多不同的媒体，我发现中国的媒体圈的专业伦理跟自律的问题特别特别严重，哎，而且还不好说。我老实讲，就是我在所有的同行，我就在讲，谁到今天哪个这个新闻单位，如果是您的大广告客户，他出事儿了，你要骂他，你要你要你要接他的时候。 谁不得犹豫犹豫，对吧？咱甭说你敢不敢啊。嗯，这我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真的可能，这只有中央级的媒体啊，它有一种官方的身份，你就真的是广告客户。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上级说你这出了事儿了，他可能也真敢弄一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媒体啊，谁不心里颤悠颤悠？这个你知道吗？这就是金主。我现在就就觉得，有些时候你看到一种现象没有啊，很多势力啊，一开始都是野生的。 就像宋江当年那个呃上上梁山，但是呢，到最后都被收编。你知道我讲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最早的网络，非常乱，对吧？不尊重人，怎么怎么着，乱写。可那个时候就像是野生的，呃，哎。可是呢，到后来你会慢慢发现呢，呃，物理学有一个规律叫做什么呢？事情会越越越越来越向无序的方向发展，对吧？实际上，我觉得人为的世界正相反。 一开始是无序的，但是你看，很快就会有人来收编，收编不见得是政府，有时候是金钱，有的时候是企业。比如说，很快就有人出现了，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删帖呀，删帖集团出现了，然后甚至于这个僵尸粉呢，就是完全就是被商业收编了。你要宣传吗？你要骂他吗？我给你组织人，哗一下就上去了，你知道。 连狗仔队，我前两天听到一个传说啊，的 <laughs> 传说，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最早的狗仔队在北京那边的，刚开始不还是说拍了谁的照相， <coughs> 呃，有人就是这个明星可能说我给你钱，你不要弄。听说还曾经传出来说，这个狗仔队都有节操，当然这也是下三滥的节操，就是说，哎，我就是干这个的，你想拿钱买通我，不行，我非要给人发，这是我的理想。可是到了今天，我听说啊。 就狗仔队，或者是民间的准狗仔队，已经开始什么呢？拍了你这明星的相啊，先跟你说说，你你可以买呀，可以买啊。你知道，到最后你会看到很多野生的势力啊，渐渐的就被收编，收编你包括新闻媒体，不一开始啊，这有理想啊，这个报这个，完了指东打西。我就像我刚才给你讲这番话啊，现在哪个新闻媒体对于自己的大广告客户？ 你敢真的仗义直言？你会犹豫的。你会，我不是说你不敢，你会犹豫的，对吗？但是这个事儿要是反向操作，我们就知道行业内一个不公的、一个一个不言自明的现实，就是有时候媒体也是黑社会啊。那黑社会你给我做不做广告啊？你不做广告，我就接你啊。你知道吗？他有的记者不就呃，不就出去吗？很多矿难新闻也是这样。很多矿难嘛，很多记者，甚至是有真记者，有假记者。是啊。上门勒索也有啊。 就说你看这种事这种事情，到最后都被变成了一种利益的手段。是，可是呢，反过来讲啊，你刚刚说的是野生的状态，我觉得中国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恰恰是因为太不野了，所以想野。什么叫太不野，所以想野呢？就我接触很多记者、编辑，实他们不是没有理想，不是没有热情，是有新闻理念的人。嗯。但是很奇特的地方就是，你一旦跟他说你这篇报道。 或者你这么采访，你写这么东西是违反了很多举世公认的专业守则的。比如说，你们平衡报道啊，你比如说今天他要写一篇文章，大肆批判窦文涛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整篇报道写了引述了很多人的话，就是没采访你，你说是对吗？那么很多这些东西呢，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意识得到这个问题，嗯，但是不在乎，为什么不在乎呢？我觉得后来我，因人人都这样。 不是我后来才慢慢发现，他们基本上不太在乎新闻专业伦理跟守则的理由，就是他们把这所有的守则跟伦理都看成是对他的新闻自由的限制，而他整个新闻人、媒体人，他一生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获得自由，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天中国的舆论环境底下，你没有那么无边无际的自由，那久而久之呢，他们培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任何的审查都是坏东西，任何的审查是外在强加于我，我都要反抗。包括连我们讲专业伦理，他都看成是同一回事儿。然后呢，呃，你甚至跟他讲新闻专业伦理，这是个自律的伦理要求，他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政府由上而下颁布的东西，我也要抵制。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又有些错位，就我们政府呢，他的管理方法你也晓得。 就他有时候是有有些政治的观点来做一些管理，但是有时候他又讲伦理，他说你这违反性伦理混在一块儿，你这么混在一块儿，所以大家就觉得凡是政府说怎么管的，我们心里面都首先有点抵触感。嗯，我觉得这个才很奇怪，恰恰是因为太不野，所以很想野，能野的时候就很野了。还还其实还有一种原因呢，我要用个比喻，就是说啊，这个姑娘啊，追求爱情失败，她才去傍大款。 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我不得不承认，你刚才讲那些东西都是对的，都是都是不是对的，都是真的。嗯。但是越是真的，那就越可怕，就是带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难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就是记者都都在拿工资之外的灰色的收入，呃，当我们报道一个报道后面都是金钱商家在操控，呃，实在不行还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加在一起，那怎么办呢？ 那难道这些就是没办法的吗？难道就没有？不，我我我在想，我我始终不觉得我是传媒里的人。我在想，我们这个大学里边，嗯，呃，写论文有三种情况下，你写出来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起的，别人评审的时候我们是会看不起的。一种是你出现硬伤，你资料错，你的你的你的你你的东西很大的错误，这个这就叫谣言。 就像这个不不顾事实，就像那个陈永洲少多两多少个亿广告费搞错了，这是硬伤，这是第一。第二，那没有硬伤，但你这篇文章你是花了钱去发表的，嗯，啊，你你你不是正常投稿的，你给了那个出版社一大笔钱，给那个编辑送他礼招待他，或者甚至男女关系等等等等，你发表你的论文，我们不管你的论文怎么样，嗯，是瞧不起的，是瞧不起的，而且你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算的。 嗯，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其实是第二种了。嗯，就是就是这这种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现在常有啊，上面来组织你写文章，要写某一个观点的文章，我们谁都知道他不是这么个人，他平常不相信的，可是这个时候你写了这个文章，上面就会重视，就会让你转载到什么版面啊，出出风头，虽然会被学术界骂一通，但有的人还说这种也是看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可是道理是一样的。虽然学术界是学术界，但舆论网，我觉得这三种都得进。可可是，在今天的这个这个关系当中啊，瞧得起值几个钱呢？对，你明白吗？我自己对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啊，不是我自己对这个呃，这就是最有体会了。你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社会里啊，不是没有刚直不阿的人，有的人一直坚持着某种节操，哪怕他都变成了抱残守缺。 呃，固步自封都不能跟着时代走了，但是仍然可以敬佩他，就知不改。但是，我得承认，我是一个变节分子。在这十多年，你看，你比如你就像我讲啊，我也曾经有过新闻理想吧，向往过，咱就想说什么说什么，对不对？这咱这么多年了，可是真的，真爱追不到就傍大款了。到今天，我会觉得，我不是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呢？ 我可以实实话实说，我觉得挣钱第一，我最多只能做到说，咱别丧了良心，别失了这个媒体的底线，对吧？对啊。但是，我而且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三个就是底线了？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这个有更复杂的情况。最近呢，我经常在各种场合啊讲一个艺术家，就上个世纪的叫 Andy Warhol，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其实他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了，是吧？ 我为什么老讲他呢？其实我是发现呢，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解脱了我的一个困境。比方说啊，你像我曾经是多少年前，我跟你说几百万的广告，不拍丢人，说不拍就不拍了。到今天我想拍都没人找我拍，肠子都悔青了。你知道，我就我现在就觉得啊，很多时候，这个我给你可以可以给你看看安迪沃霍是是是谁，你可以看看。 就是上个世纪的这个这个艺术，美国著名的艺术家安迪呃沃霍，你知道吗？实际死了才几十年，是吧？应该说啊，然后你再看下边，前一阵闹个笑话才有意思了。北京的一家报纸，你仔细看看，读一读，徐老师。 这个波普大师安迪沃霍来华探讨收藏。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最近将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与广大艺术爱好者见面。 <laughs> 等等，的。这什么？是假新闻呢？还是说另外有个人叫安迪沃霍呢？他是一个华人，原来就叫安迪沃霍，姓安， <laughs> 叫迪沃霍，真有其人。 <laughs> 你再你再看看安迪沃霍的艺术，咱们顺带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你看安迪沃霍就是这个这些箱子、商品、美元。 啊，这是他的艺术。你再看下边，他画这个罐子，就这个汤罐这个这个就经典，这很经典，这是他作品。现在得卖多少个亿，是吧？几几几亿美上上，我们在画就没有用了。对，哎，你知道他的一种方式啊是什么？就像我我我原来就说的，你比如说，就咱们这个罐儿， <laughs> 你知道，我一开始啊，我本人都有点不习惯，因为观众也会骂我。 我就说，我本人这些年经历的这个这个挣扎呀，就像我个人对广告的态度一样，啊，包括这个，最后我就发现你是不能拒绝的，这个。然后你知道，到最后我就发现，过去我们以为电视是一个殿堂，对吗？今天我有理由认为，电视不是一个殿堂，电视是一个橱窗。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我总想象着把它弄得多么精致，怎么起承转合。后来在电视台一播出啊。 徐老师，你最近看电视吗？我发现现在这电视台的播出啊，已经不是一个电影银幕的感觉了。它无数的东西在干扰你的节目。底下这个字条啊，哎，请打幺零零八六什么什么手手机短信有有有有讲问答，这儿又报着天气，这儿又弄着什么？你在看台湾的电视，他恨不能这个信息的这个需求，啊不，你就像一个橱窗。 你你再看看这个这个照片，Andy Warhol 就是一个橱窗设计的，也是一个呃著名的这个这个艺术家。你看起家，你看在欧洲的这个欧美城市都有这个橱窗，是一门艺术。你再看下边这个橱窗，哎，我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渐渐我这个便捷分子啊，我能够意识到，就是有人找我拍广告，我可以拍。 然后呢？我现在觉得啊，你拼命反都没用，我们就不找你，对，他还就不找我。 <laughs> <laughs> 长期有价无市啊！但是呢，我就意识到，啊，可能我的选择是跟他共存。最后，Andy Warhol 的选择，我认为就是这样，就是，就这就是这个今天的社会，全是商品商标。你想，你跟你，你想排斥他，你还是像 Andy Warhol，其实就是用一种反讽的态度，大概啊，就是。 让我们，他就是我们嘛。你你你讲的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从精英到并置的这么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嗯，但在这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你放一罐东西做广告，哎，你给我放歪了，你给我放歪了，他们就不准这期节目播出你在节目里曲里拐弯的为他说话，还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就是文道刚才讲的，广告就是广告，你说明了，谁都明白你是广告。 但是你如果在你的观点里假装你在讲真理，假装你在探讨一个事实，实际上你是收了利益，而且不告诉人家，这个是践踏了底线。这个底线从人文主义到今天没变过，不管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样。对，那么你知道今天没有什么真正的电影评论吗？我还可以告诉你，今天的那些个宣传，不管是电影还是还是什么电视剧。 你、你们只要稍微一个有点文化水平的人，你看看那些个夸奖的文章，你就知道那是宣传写的，那是组织人写的，连表扬影评，连或者连批评的，都可以是组织的。那他们做的很好啊，他让你看得出来是他们写的，那就说明他没坚持了底线，他没写好。 <laughs> 咱们先切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个道德问题。 它还是整个产业的结构的问题。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些记者要收钱？比如说去做一些公司的上市发布会，或者什么他会收红包，这是行规了。那是因为这笔收入，所谓的灰色收入，其实已经被雇佣他们的报馆媒体当成了正常收入来计算。呃，现在在中国这一行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的媒体工作人员、编辑记者，从电视台到到到报纸。 嗯，他们的基本底薪都是很低的，他们拿的主要是什么钱呢？是额外的钱。那个额外的钱是什么？比如说你写了一篇稿子，能够获得刊登，那就有一笔稿费。那你如果出去做这种采访，比如财经记者最受人羡慕，是因为特别多这种商业活动，拿红包是当成了你的正常工资来算。所以你如果要绝对比较，今天我们中国某份报纸的财经记者的这个薪水。 跟我们全国的这个人工的这个比例来比较，拿跟一个外国比较，你会发现我们低的很多。为什么？因为人家外国在请记者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你要出去收红包，还从来对也从来没收红包，对，而且也从来没想过你写了一篇稿子就还还有稿费。你是本报记者，你写稿子就没稿费。我们跟你讲的很清楚，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你要交多少稿，就这样，月薪就这么给你。假如你做的很好，将来你会加薪。 将来你会升值。那说到升值，中国又有第二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在别的地方，包括在其实民国年代也是这样。有些记者因为写的太好、太有名，所以他可以一直干记者。如果他又喜欢干，人家又喜欢他干的话，嗯，他一直干，他薪水可以一直加，加到相当总编，甚至比总编还厉害。但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层级的制度底下，你当记者就是底层。 你一定要做编辑才叫高层，然后要一直往上爬，所以呢，到了最后，最优秀的记者，到了最后往往都不可能再在前线继续工作。他在当官，他在做行政。就在中国的情况是，任何事儿你干好了，那就必须是当官。就等于我们电视台也是一样，做节目监制。嗯。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编导，极少有人在编导位置上前线创作二三十年，他多半做了五年很优秀，就提拔上去就副台长。副台长，因为他只有升到那儿，他才能够拿到高薪啊，他他的待遇啊，就是这个还有地位。其实他讲的这个就是你以前也讲过的，就是我们各行各业。 靠灰色收入大过实际收入，这是各种弊病的一个总源泉。对，我就这是一个总源通的，它是各种矛盾都通到这个地方。就是，所以我说中国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该给的钱没给够。嗯，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不是原来早说吧，让每一个人做他的本职工作，成为他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就是就是你说的这一番话，都让我感觉到今天呢。 最大的失落是真相的失落。这个社会没有真相，其实真相大家都知道，只是不好说，对吧？就是那个裤子不知道，都不知道。接着为您播出，真的不知道，就是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你说这事儿的真相是什么？